环顾周遭，忽然品出了一点宿命般的意味。十六年里，一直和我作对的白银十位在这里凑齐了。一生中期冀过又失望过的人，伍尔夫、哈登、林敬恒，此时都以不同的方式注视着我。芯片帝国所向披靡，欺骗了人工智能，打败了最精锐的人类联军。 证明了芯片人的优越性毋庸置疑，最后拦在我面前的，却居然是一帮残次品中的残次品。 林将军，不知道您大驾光临管委会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呢？我找林情书啊，林小姐啊，她她不在，叫她出来。可是别废话，他们只是照章办事。啊，林小姐，去忙你的吧。是。琴书，恭喜高升，林上将。你过得怎么样？ 嗯，很好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联系你，可陆信将军待你也很好吧？你去乌兰学院也是他安排的吗？没有，他并不想让我从军。哼，这样啊。啊，锦叔，你的房间我已经布置好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搬？我已经答应了戈登秘书长的求婚，请柬是给你送到府上还是白银要塞？什么？ 婚礼就在下个月，希望林上将能赏光。如果你太忙没时间的话，我也能理解的。和我一起搬回家住，不是你一直希望的吗？是怪我来晚了吗？来晚了，就是错过了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》，Christ 原著，《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》，残次品，第十八期。不行。景恒，考虑好了吗？活着，或者缴械。去你妈的！ 切断通讯，收缩防线。从现在开始，分不清自己是否被芯片影响的，不许开火，都给我当无障。是。舒舒缓剂。你这是止痛粉吗？坚持一下。根据方才的通讯信号。 确认自由军团的指挥舰，追！是，收到通讯信号。目标：敌方指挥舰，全速追击。毕竟，我只连接了指挥舰的部分精神网，这样不会把你挤下去。你来对付他们的芯片干扰，其他操作交给我。好像还是头一次从这种角度看他开机甲。两个人链接同一个精神网的触感，非常微妙。 好像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和他串在了一起。导弹锁定目标指挥舰，发射！解除芯片干扰。敌军机甲直接对撞我们的导弹。军团，这是自杀式的防御战！城洞区有武装，将敌舰发射粒子炮。 小猫两三只的机甲队，你觉得会是援军？李福兰，这些年的仗白打了吧？总帅，陆老师，他们已经送回第八星系，归队参加战斗。斗气，注意防御。是，再次锁定目标，解除芯片干扰。第二波导弹发射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！导弹击中目标指挥舰的武器库，哎，好了！ 我操！怎么会这哑怎么会是哑炮？怎么回事？发蛋！ <laughs> 居然碰上个哑炮，那么看来历史是站在我这边了。历史时而倒退，偶尔也能做一点正确的选择。 <laughs> 以后咱们家意见出现不统一的时候，猜拳决定听谁的，怎么样？别废话，追上他！主人，马上接近城洞去。主人，前方有一支小机甲队试图拦截我们，撵过去。 斗气，你个傻逼！你敢！放我出去！不行啊，老师，生态舱定位，生态舱弹射！队长，斗气，快躲开，对方都是重甲，给我开火！斗气！ 好吧，最后一招。统帅，敌军释放出大量小机甲蜂群，把我们挡住了。机甲被入侵了，这种机甲数量太多，他们的精神网攻击太密集，我们顶不住。总驾驶员也晕过去了，敌军已经逼近虫洞了。维塔斯，他们的机甲队被重甲撞飞了。斗机，所有机甲集中火力，给指挥舰开路。 即将进入虫洞，主人，虫洞已出现大量不明舰队，不方被阻击，用精神网入侵，他们的驾驶员不受芯片影响，什么？主人，对方数量很多，是是第八星系的援军。 到了被敌人撞飞的护卫队机甲，机身破损严重，但里面还有生命反应。你们怎么吃屎都赶不上热的？我是白银第四卫队的阿纳金，奉统帅命令而来。又见面了，来自自由军团的宿敌们。这是白银第四卫原装的。拜您所赐，白银第四卫几乎全体阵亡。 我们被统帅捡回去的时候，凑不齐一桌麻将。我这个代理卫队长，只好东拼西凑拉新队。每次演习都被同僚欺负得很惨。 <laughs> 新队伍呀，陆总长，你到底还是没忍住，偷偷弄出了一支进化人。历史上的人体改造计划被中途叫停，保留至今的成果只有漫长的青年期这一点。劳拉被秘密审判，他们连他的罪名都不敢说。为什么？你不想想吗？ 你居然还敢走他们的老路！怀特，维塔斯情况怎么样？护卫队其他成员呢？好的，有情况随时报告。陆总长，你扛着自由宣言的大旗，私下里独吞彩虹计划资料，在第八星系制作自己的进化人武装。进化人武装，我喜欢这个说法。 <laughs> 这件事，林将军看来是知道的了。 如果我是恐怖分子、星际海盗，请问你们又比我道德在哪儿了？ <laughs> 不不不，等等，差点忘了，联盟官方向来认为非经联盟承认的武装就是星际海盗，第八星系本来就没有合法性。看来你们还真是明智识规啊！喂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以后不许再叫我们那帮空脑症或者残联了！滚 <laughs> 蛋！平均人机匹配度不到百分之六十五。 星际公交车的星舰司机都比你们高，还进化？我看你进化的是面部直径吧。是啊，确实高很多。空脑症也能有太空军？是静书吧？他想跟我说话吗？统帅，是我。他是谁？他怎么敢答应？很遗憾，作为空脑症，我们的精神力永远无法达到白银第四位原装的水准。静书。将 禁书，禁书，禁书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伍尔夫、哈登、林锦河，人工智能白银十万，号称最精锐的人类联军，你们谁能打得过我的芯片帝国？禁书。 就这一帮残次品中的残次品，也敢挡我的去路？哈登博士对您说，白塔已经崩塌了，被一只舒缓剂困在里面的您，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，看看外面的星空呢？啊，那老糊涂又在自以为是了。那请你转告他，就说我运气不佳，不代表你们就不愚昧了。小男孩，如果你寿命够长，有机会看见人们重蹈覆辙。 再把自己毁灭一次，记得替我笑一场。谁让你们停下了？从每一个拦路的人身上碾过去。是，机甲蜂群全部出动。 你们这些被虚幻的价值观遮住眼睛的人，抱着不自洽的逻辑和道德自我感动，还总想用陈词滥调把我洗脑到你们的水平，自作多情的给我安一个被一只舒缓剂困住，劳拉对不起你之类的悲惨角色。怎么回事？他们好像不动了。 锦叔， 靖恒，人工智能军团还在后面。知道了。进，清扫战场交给你，其他机甲上技术兵，注意检查电子设备加密情况，统计火力和伤亡，立刻工作。领导刚才的网，杨，是陷入在往事中的茫然吗？这份生与死。 帅，外围御千点方向有不明能量波动，一批机甲正在靠近。人工智能军团之前整体回撤，没有参与我们和自由军团的战斗，现在突然出现。等等，那是之前我们在沃托遇见的那家龙渊吗？那是，这是，这是，这是！你们看，日升也来了不止，还有轩辕纯钧，大名剑好像全都来了。打完自由军团，又要打人工智能？智能，这是来收渔翁之利的呀！我给人活路了吗？ 这真是，哎，战罗，采访一下，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吗？混成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自己有没有反思过？我想应该反思的是您的工程部陆校长，但我现在有点思念爆米花他们了。哼，精神网过载也就算了，你都快变成家庭机甲了。接通敌方通讯，龙渊，再靠近。 可就不是警告级的火力了。停止前进！海盗自由军团匪首指挥舰是否已被击落？统帅，我们要怎么说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目标没了，开始找第二目标收拾。以前沃尔夫当人的时候，他的想法还能猜一猜。现在他老人家跨出了碳基行列，谁还能知道这疯电脑在想什么呀？海盗自由军团匪首指挥舰是否已被击落？没关系。 可以实话实说，看看他们要干什么。如果双方迟早有一战，不如趁我们现在有地利也有余力的时候打。是。海盗自由军团林静书所在的指挥舰已被我方导弹击落，他的随行护卫大部分被歼灭，剩余少数人已被俘虏。可是第一星系地面上的芯片人仍在。他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慢着，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来打架的。沃尔夫先生希望与林将军。 或是第八星系的陆总长直接通话。我是休伯特·沃尔夫，在此首先感谢诸位戮力同心，战胜了我们共同的敌人。 <laughs> 我们三方不是互为另外两边共同的敌人吗？爸，别多嘴。盘踞沃托的光荣团刚投降不久，自由军团的海盗已经把根系深深地扎进了血迹未干的土壤里。 而我的制造者已经接近人类寿命的极限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自然死亡就在不远的将来，所以创造了我。我共享他的记忆，继承他的遗志，最大限度地保卫和平，将消灭海盗自由军团作为第一目标。至此，在诸位的帮助下，已经完成了使命。 那你们保卫和平的方式还挺有创意。你指轰炸沃托吗，景恒？沃托是匪首最有可能吃下的诱饵。本地人口在所有行星中最少，居民避难意识最强，在战乱中最有能力自我保护。这话说的还真是好有道理啊！个人权利与社会效率，道德文明与利益取舍，每一个议题都能拿出来辩论到地老天荒。 每一次抉择都会消耗你作为指挥官的决心和敏锐度。敌人知道这一点。事实上，他已经用各大星系首都星要挟过你们了。我想他也不会给你们留下开辩论会的时间。我按照目标权重和优先级选取收益最大的方案。事实证明，我们成功了。先不扯别的，那从沃托逃出来的难民怎么办？ 天使城要塞的基础设施保持完好，附近有多个人造空间站可供居住，物资储备充足。他们已经去过一次，不算陌生。大部分人在上次撤离的时候，在天使城要塞都有临时居所，仿照上一次的安排就可以。由幸存者中行政级别最高的人负责。当然，选择自由。人工智能机甲在短期之内恐怕会引起他们的慌乱。 所以还请诸位帮忙，在修整完毕后护送一程。他想的还真挺周到的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要清理地面芯片人，逮捕二代以上芯片人，依法审判，并将一代芯片强制取出，隔离消除生物芯片对人体的影响。由于缺少相关资料，希望陆总长能提供技术支援。你们想要哈登博士的芯片干扰技术？是的。 我保证不滥用生物芯片，以最大限度的消除芯片毒品流毒为首要任务。取得的技术永远不用于非法人体实验。以上将写入我的程序。秦恒，芯片帝国虽然没了，但生物芯片的成瘾性还在。未来这种新型的毒品，恐怕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是的，以后各星系。 都要针对芯片成立新的基督部门和研究所，那会是一场长期的斗争。嗯，芯片干扰技术肯定要在各信息间共享，但给人工智能，沃尔夫先生，如果我们拒绝合作，龙渊不会开火吧？不会。我以为我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我的存在永远是以最小的代价形成最优的方案。 我不是战争机器。芯片干扰技术并非无迹可寻，我有强大的人工智能，具备解析这种技术的能力。即使贵方不肯合作，我也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。但如果陆总长拒绝，以后芯片犯罪升级，我们也将拒绝技术共享。我想，这并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吧。 你拿十大名剑来换，抱歉，这个交易并不公平。不都要，一半呢？不公平。一不。那修复战炉机甲盒的可变形材料总行吧？成交。 副组长，芯片干扰器已经给他们了。这是他们送过来的一吨可变形材料和这个旧纸箱。白银三查过了，里面没有危险物品，连电子物品都没有。统帅，您看看吧。嗯，这是一些遗物，有我和哈登、林格尔、陆信他们的照片，林卫小时候的画，还有一本林格尔的笔记。景恒。 这些东西，我想你应该会妥善保存。等一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沃尔夫，沃尔夫元帅，解决了地面芯片人问题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把联盟变成一个人工智能掌控下运行的机械帝国吗？我会休眠。 就这么走了？都结束了？ <laughs> 都结束了吗？金 <laughs> 生我接过去，你来当驾驶员。啊，我权限给你了。 哦哦，是。静恒，静恒。寂静的玫瑰之心，像个太空坟场，飘荡着无数机甲残骸。 留下来的人类幸存者们面面相觑，仿如刚刚从一场噩梦里苏醒。通讯频道里的失声痛哭，听不出来是谁。也许是失去了统帅的第二星系中央军，也许是在幻觉下失手伤害了战友的某位驾驶员，也许只是劫后余生，悲从中来。 桌上七道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。 飘忽不定的恐惧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。 泪水划过我的肩，心痛陌路在身边，美好的回忆如今成了一切。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，都成了碎片。 水流过我心间，似曾相识的瞬间，再深的爱，停不住淡薄的流年，再一次。